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六十九集，洛涵虽然没有给易华轩准话，可是却将这件事记住了。等晚上回自己屋后，他立刻拿出面板调到一重天。仙界贫富差距巨大。 夏重天拥有全仙界百分之九十的人口，但是占据的灵气连百分之十都不到。流连在夏重天的，基本上都是些资质不佳、进取心不强的普通人。越靠下的天层，资源越少。等到了一重天，已经无异于凡界了。如果是这种地方出现失踪人口，确实不容易被发现。洛寒打开面板后，去看户籍。 果然，发现好些人莫名其妙的名字就变灰了，而且人口失踪开始的时间也远比易华轩以为的早。洛寒脸色严肃，看来一重天，我无论如何都要走一趟了。洛寒正在归纳失踪人口的共性，外面慢慢响起敲门声，声音不紧不慢，叩叩叩三声，轻重间隔都是恒定的。 不必开门，仅凭这个敲门风格，洛寒就能猜出来来人是谁。洛寒用法力将门打开，头也不回的说：“你来啦。”类似的场景发生了太多次，洛寒连主客流程都懒得走。林清霄熟门熟路的走到东殿，他看到洛寒写写画画，了然问：“还在想夏冲天的事情？”“嗯，我总觉得不只是失踪。” 背后说不定有更大的阴谋。林青霄坐到他对面，随手弹了弹袖子。虽然不放心，那就去看看吧。洛晗有些惊讶的看了他一眼，林青霄看到，挑眉：“怎么？我在你心里连这点正义感都没有？”“倒不是，我本来以为你并不乐意我和他们一起去。”林青霄顿了顿，不经意的说。 调查失踪不宜打草惊蛇，太多人去不好。所以，等典礼结束后，我陪你去吧。林青霄从容说道：“未免引人耳目，我们最好低调一些。无论到哪里都兴师动众，恐怕对调查不利。”洛寒慢慢觉出些味道来，他放下笔，支臂斜倚在桌边，含笑说：“你说的有道理。” 不过正好，苏七白和叶子楠也在，多个人多分力量。如果不想惊动易华轩，那我们就偷偷告诉他们，等五日后和他们一起出发吧。林青霄抬手倒茶，他动作舒展高雅，看着赏心悦目。林青霄将茶水放到洛寒身边，轻飘飘地说：“多个人多份力量，未必吧？”洛寒当时险些笑出声了。天哪！ 林清霄为了摆脱第三人，竟然能说出这种话，那可是他的前队友啊！曾经的林清霄多么真诚良善，瞧瞧现在，竟然变得如此心机。洛寒低头飞快掩去唇边的笑意，抬头一本正经的说：“嗯，你说的对，那我们就暂且不告诉叶子楠他们。”是。林清霄说完，停了停，补充说。 最好所有人都不告诉。我们这次微服私访，最要紧的就是隐秘。好，你说的都对。我们什么时候启程？等典礼结束。林清霄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储物袋，放到洛寒身前。往来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。等大典结束后，我们第二天就能走。洛寒拿起储物袋看了看，心想：真沉得住气啊！从一开始。 这里面就只有两人份的东西。洛涵看得分明，但并不揭穿，而是配合的点头。嗯，还是你想的仔细，我明白了。林青霄惦记了一整天，直到这一刻，心里才真正舒坦了。然而话说回来，虽然林青霄对叶子楠、邹继白的评价略有刻薄之嫌，可是他说的并没有错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多个人就是多份力量。 但是在林青霄面前，一百个邹继白打包起来也没什么用。还未出发，林青霄就已经安排好所有行程、住宿，连出发时间、出行顺序、每日任务都标注的清清楚楚。有林青霄在，确实不再需要其他人了。林青霄的继位大典在喧闹中落幕。第五天，客人陆续告辞，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后。 中山弟子集体松了口气，中山上的气氛松弛下来，众人不紧不慢的收拾场地，在他们不注意的时候，他们的家主在一个清晨忽然就没了踪迹。洛寒坐在非洲上问：“中山现在正是交接的时候，你突然失踪不会耽误事情吗？”“不会。”林青霄十分淡定，“他们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好了，照做即可。” 不许我出面。鹿晗听着，不知道该感慨谁。那么多人，好几个月的任务，你都安排好了？林清霄轻轻点头。嗯。鹿晗一时凝噎。有这么一个上司，也不知道是福是祸。有林清霄安排，他们这一路虽然路途遥远，可是行程非常舒服。毕竟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烦恼，都可以用钱来解决。 不巧，林青霄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。林青霄曾经身家就不菲，他接手中山后，明显有钱了很多倍。中山历经漫长的历史更替，历代龙族积攒下的家底儿已经变成了一个恐怖的数字。远的不说，只说天照城，天照城一个拍卖会就能挣几千万上品灵石。 一整个天照城加起来，每日创收相当可观。而天照城只是中山辖地中的城池之一，所有城池加起来，中山每年光收税就能入账一笔天文数字。林清霄现在何止是有钱呢？那是相当之过分有钱。龙族天性爱敛财，林清霄算是龙族中非常淡薄的了。可是遇到同样的事情。 他的商业头脑就明显吊打邹继白。更要命的是，他不觉得这是理财，他觉得这是正常人都能想到的常规办法，就很扎心。因为金钱的力量，这一路虽然漫长，可是并不难熬。洛寒都没怎么注意，两个月倏忽过去，一重天到了。洛寒站在船舷上，看到两边山峨高耸，西方云霞灿烂。 彤云如彩带般将天空点缀的明艳非凡，一条河流从陡崖峭壁中蜿蜒流过，一架架庞大的飞舟放缓速度，顺着峭壁缓慢飞行。道路尽头是两尊巨大的玄女神像，左边的玄女慈悲垂眸散花，右边的玄女怒目手持利剑，在左右两个玄女中间。 一轮巨大的圆形法阵悬浮其中，上面荡漾着水波一样的蓝色光芒。洛寒问林清霄这是什么？”入城法阵。林清霄说：“九人城靠近银河，水道繁多，往来贸易十分频繁。让非洲或者船一艘艘停下来校验身份太慢了，所以他们设立了检查阵法。只要许可阵文和入城阵法契合。” 就能直接通行。洛寒了然，九人城是河道城市，和天照城这种大陆城池又有许多不同。他们这一路所有行程都是林青霄一手包办，洛寒甚至不知道林青霄什么时候预定了九人阵纹，就已经顺顺畅畅穿过法阵进入码头。现在已经是日暮时分，河面上风越来越大，洛涵下船。 回头看到水波激荡，各式各样的飞舟停泊在码头上，不远处就是浩渺的银河，壮阔又奇异。因为不断有飞舟停靠过来，水波被灵气冲荡，波浪一层接着一层，码头上的浮台也一上一下浮动着。林清霄扶住洛寒的胳膊，提醒他说：“水上风大，小心。”洛涵望着眼前的银河。 不期然想起钟古埋镇魔石那天，他也在现场。那时的银河宽阔空寂，杳无人烟，一转眼就变成这样繁忙的码头。今昔对比，实在让人感慨。洛寒低声问林清霄这魔石是不是就埋在附近？”林清霄抬头望了一眼，摇头说：“这道河段应该在第十五块镇魔石和第十六块之间。不过埋石的地方……” 并不在此处。洛寒也只是随口一问，他闻言点点头，朝外面走去。码头上摇摇晃晃，可是等到了岸上，马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繁华气象。这里的街道不如天照城宽阔，可是事情气息极浓，到处都是小摊和茶社，两边的商店都摆到了街上。九人城本来街道就窄，还不断被店铺小贩侵占。 行人只能从路中间穿行，最窄的地方竟然只容三人并行。洛寒一路上已经让了好几次，他感慨：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这里和天照城简直像是两个极端。天照城是极端的整齐，九人城就是极端的随性。”林清霄小心地护着洛寒，既不能让对面的人撞到洛寒，也不想让别人碰到自己一脚。 一路上走来，体验并不愉快。林青霄忍不住说：“九人城的城市管理太差了。既然要开商铺，为何道路只修这么窄？两边的店铺随意侵占街道，竟然也没人整顿。”洛寒忍俊不禁：“这里是异重天，习惯更偏向于凡人界。凡间的闹市就是如此啊，你不能用天照城来比。”各位小耳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